第二十四课一，在火车站服务台对话。请问，我要去天津，几点钟有车？三幺幺次列车九点十分开，十一点二十一分到天津，列车走两个小时十一分钟。三幺三次列车。 十一点三十三分开，十三点四十分钟到。列车走两个小时零七分。好，谢谢。对，列夫，列夫，咱们坐哪次车？咱们能坐三幺幺次车吗？现在差一刻九点，可以坐三幺幺次车。 生词：火车站、服务台、列车。四、三。传说，古时候中国有这样传说：大路上过来一辆车，车上坐着一个人。 还有一个赶车的，车很快的往北走，看起来他们要到很远的地方。路旁边走过来一个人，看见了坐车的就说：“先生，您到哪儿去？”坐车的回答：“我们到楚国去。”走路的一听就说。 先生，您走错了，楚国在南边你为什么往北走呢？坐车的说，没关系，你看，我的马又高又大，走起来快得很。走路的说，马虽然好，但是这条路不对，您快回去吧。 坐车的说：“怕什么？除了马好以外，我箱子里还放着很多很多钱。”走路的又说：“你虽然有钱，但是这不是去楚国的路。”坐车的又回答说：“别着急，你看我这个赶车的能力特别高。” 虽然坐车的有很多好条件，但是他的方向错了，结果就要越走越远。生池除了以外，楚国，箱子，条件虽然，但是课文。 一船套在脚上的是两只无名的小船，因为我们向往远方，就行走在生活的海洋上。也许我们到不了对岸，但永远朝着一个方向。二我们小小的心。 没有舌头，难开口；没有双脚，不能走；没有眼睛，没法瞧；没有心呐，活不了。三，愚公。从前有一个名字叫愚公的老人，快九十岁了，他住在两座山的北边儿。 这两座山有七万尺高，他出来进去感到很不方便。有一天，他把家里的人都叫到一起，对大家说：“这两这两座大山正对着我们家的门口，多么不方便啊！我想把山搬开，以后就好了。” 大家都很赞成，只有他的爱人信心有点不够。他说：“别忘了，这两座山是又高又大啊，山上的石头都搬到哪儿去啊？”愚公说：“山大，海更大，把石头扔到海里去。”他们开始搬山了。 大家很有信心的，一年一年的工作下去。愚公有个朋友知道了这件事，就来找他。那个朋友说：“你已经九十多了，还想搬山吗？你连一小块石头都拿不动啊！我们都是快死的人了。”愚公说。 我虽然老了，我还有孩子，将来我的孩子也要生孩子，我们人越生越多，山上的石头越搬越少，我们一定能把山搬开的。他的朋友没有说话，就走了。四，飘来的孩子。 民间故事：从前有个皇帝，不管国家大事，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，天天只知道打猎。有一天，皇帝又去打猎，远远的跑来一只鹿，一直跑到皇帝的马跟前，忽然他掉头又跑了。皇帝喜欢极了。 也顾不得招呼别人，就逐个儿跟在鹿后边追，追了很远很远，最后追到一个树林子里，鹿忽然不见了。这时太阳落山了，皇帝迷了路，好容易才找到一个烧炭人的家，就住在这家的楼上了。半夜。 烧炭人的媳妇生了个男孩，皇帝仿佛听到有人在说话，他趴在楼板缝上往下一瞧，只见一个仙人正拿着蜡烛看那又白又胖的孩子。那仙人边看边说：“这娃娃要做皇帝的女婿，还要当皇帝。”说完就不见了。 皇帝气得眼睛瞪得圆圆的，悄悄地摸下楼去，把女人活活的掐死在床上。一会儿，烧炭人端饭来给媳妇吃，叫了几声都没答应。娃娃一个劲儿的哭，他急了，轻轻推了一下，他一动不动，没想到已经死了。 烧炭人伤心的放声大哭起来。这时，皇帝走下楼来，假心的说：“别哭，你把娃娃交给我，我把他带到皇宫里去，一定好好照顾他。放心吧。”烧炭人想，他要把娃娃养活，就让他带走好了。 他一到皇宫，就把一个仆人叫来，快去拿个铁箱，把这小东西装起来，丢进大海里。办得好，我赏你；办得不好，我杀了你。那仆人哪敢违抗命令，只好照皇帝的话做了。铁箱并没沉底。 在河上漂呀，不知漂了多久，漂了多远。后来漂到一个渔村前边，一家打鱼的两口把铁箱拖到岸上，打开一看，啊，里面躺着一个小孩还睡得正香呢。老两口心里高兴极了，他们年过六十。 还没小孩，就把他当成亲生的孩子养起来。因为是顺水漂来的，就给他起个名字叫飘儿。飘儿一年年大了，长得壮结实，很会干活。十七年后的一天，皇帝打猎经过飘儿家的门口，当他弄明白。 飘儿正是自己十七年前扔进河里的那个孩子时，心里一惊，就又有了杀人的心。他马上给皇后写了封信，要飘儿送到皇宫里去。那信说：“这青年是我的仇人，接信后不要等我回来，立刻把他杀死，要紧，要紧。” 飘儿听见皇帝叫他送信，知道违抗不得，就把就把信揣在怀里，告别了老人，上路了。一天，飘儿在一座大山里迷了路，正着急的时候，忽然看见前边有座庙，他走进去一看，只见一个红光满面的白胡子老头 走出来，很和气的招呼他，留他吃饭，并让他住下。半夜，白胡子老头悄悄的掏出了他口袋里的信，把它改为：这青年是我的恩人。接信后不要等我回来，立刻让他和我们的女儿结婚，要紧，要紧。第二天。 飘儿醒来，发觉自己睡在一棵树下，庙和白胡子老头都不见了。摸摸身上，信道还没有丢失。他赶紧起来，继续往前走。到了京城，进皇宫，把信交给皇后。皇后拆开一看，热情的接待他，并急急忙忙给飘儿和公主。 举行了婚礼。皇帝回来后，发现飘儿不但没有被杀死，还做了自己的女婿，气得不得了。皇后说：“都是照你的话做的，不信你的亲笔信还在这里呢。”皇帝抓过来一看，非常奇怪，字迹确实是自己的。 只是内容完全变了。他把飘儿叫来问，飘儿把路上遇到的事说了。皇帝一听，知道是仙人在保护他，便对他说：“你是我的好女婿，我想让你办件事，不知你做得到做不到？”飘儿说：“你讲吧，我一定做得到。” 皇帝狡猾的一笑：“我想要太阳姑娘头上的金发，你快去给我弄两根回来。如果做不到，就不要回来了。”飘儿跟公主告别后，就动身了。飘儿走到一条寂静的河边，那里只有一只小船，有一个人在上边划着。他问飘儿。 小伙子，你要到哪儿去？我要去找太阳姑娘，向她要几根金发。飘儿回答：你到太阳姑娘那里替我问一问，我在这里划了二十多年船，没人来替我，这是为什么？好，我回来就告诉你。划船的把飘儿送到对岸。 飘儿继续往前走，走到一座城边，城里的人听说他要去找太阳姑娘，便对他说：“你到太阳姑娘那里替我问一问，我们这里有棵长生果树，人吃了它的果子会越活越年轻。可是二十年没有结果了，这是什么原因？”飘儿答应了。飘儿又往前走。 走了很久，才来到太阳姑娘的家。飘儿向太阳姑娘的妈妈说明来意，请她帮忙。太阳妈妈说：“我可以帮你的忙，只是你吃了晚饭就要藏起来，不要让我的姑娘看见。她如果看见了，就会把你赶出去。”飘儿吃过晚饭。 太阳妈妈就把它藏在一个大木桶里面。这时，太阳姑娘回来了，一进门就问妈妈：“好像有人来过，你看见了没有？哪里有人来过？你在高高的天上都没看见，还来问我？”太阳妈妈装作不知道。晚上，太阳姑娘靠在妈妈的膝盖上睡着了。 妈妈轻轻地从他头上扯下一根头发，姑娘一下子惊醒了，问妈妈：“你为什么扯我的头发？”妈妈说：“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有一个人在一条寂静的河上划了二十多年船，一直没有人去替他，他该怎么办呢？”姑娘说：“只要有人到那里渡河，他把桨丢给渡河的人。” 那人就会代替他了。姑娘说完又睡了。太阳妈妈又从她头上扯下第二根头发。姑娘不高兴的问：“你怎么又把我弄醒了？”妈妈说：“我又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座城，有一棵长生果树，二十年没有结果了，不知为什么。”姑娘回答：“那是因为树根。” 底下有一条蛇，把把蛇打死就行了。第二天早上，等太阳姑娘从窗子飞出去以后，飘儿拿着两根金发，谢过太阳妈妈，高兴地往回走了。当飘儿走到那座城的时候，他告诉城里的人，只要打死树根下的蛇。 就能结果，说也灵。大家把蛇打死后，树上果然结满了绿的长生果。城里的人给了他二十四匹马，二十坨黄金。飘儿来到河边，那划船的人问：“你问了没有？”飘儿说：“问了。”他怎么说？飘儿想了一下，说：“你把我送过去，就告诉你。”到了对岸，飘儿对他说。 以后谁来让你帮助祝河，你把奖丢给他，他就可以代替你。回到京城，皇帝看见飘儿带回了黄灿灿的金发，还有那么多马匹、黄金，心里暗奇怪，忍不住问道：“你这些东西是怎么弄到的？”飘儿把出门后的事从头至尾讲了一遍。 皇帝听了，心想：我年纪已经大了，找些长生果来吃，就能永远当皇帝了。他越想越高兴，就急急忙忙去找长生果。他刚走到那条河边，划桨的人就把桨丢给他，皇帝便永远在那里划船了。